课文三，在休息室。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呢。是啊，除了看新闻，人们还可以在网上听歌、看电影、买东西。对了，你从网上买的那件衣服呢？怎么没见你穿？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，给我弟弟了。他满意吗？不用花钱，还有新衣服穿，他满意极了。 生词，上网，除了新闻，花，急了。